森。不不，别闹了，找死啊！ 雪，呃，不在。月亮还没圆，你干嘛这么早叫我起床？啊？哦，不会吧？你竟然笨到吃了雄心豹子胆来偷我的食物？阿杰，你会死的很难看。大哥，我不过是需要食物来养活我的家人嘛。你根本没有家人。我就是我的家人呢。嗯。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看都还在这里，所以严格来说，我还没偷。哎，完了！停！停！停！好在没事啊。嗯，他。 全部找回来！我保证，你把我吃掉，就得自己找。你放我走，我帮你找。连红推车，没错。怎样？还有蓝色冰柜。蓝色冰柜没问题。一定要蓝的吗？对。还要波卡多，我最爱吃的，最棒的波卡多。再多，永远不嫌多。没问题，骗你我会死。我保证，我一定会带一包全家享乐超值包还给你。有超值包？ 呃，我想有吧。好吧，阿姐，我要继续睡觉，等到月圆我睡醒了，我要看到堆得像山一样的食物，等我享用。只剩下一个礼拜哎，一个礼拜的时间是不够啊啊！时间非常够，我去找帮手。月圆我就要食物，你最好休想打鬼主意。不管你躲到哪儿，我都会把你揪出来吃掉。哦。 OK，OK，大哥，你安心休养吧，我马上行动啊！ <laughs> 一个礼拜后，大家还是好兄弟、好朋友，对吧？嗯。 <laughs> I am. Gotta tell myself, yeah, I'm the man. Looks grim right now, but pretty soon we'll be laughing. 通往幸福生活之门。哇塞，好冷，好冷！每次都正中没有壳的地方。哦。 春天，这代表离冬天只剩下两百七十四天了。各位快起来，冬眠正式结束。走，走，走啊，好不？我要先去嘘嘘。哦，别掉在湖里，那要喝的。快点，快点，你们还在睡呀？春天来了，我们最好马上上工。哦，尿完了。哦，还有，还有。拜托，大家快起床！到底要我叫几遍？呢、最好听他的哦。 我憋了一整个冬天的屁，再不起来我就不客气了。快起来！快起来！谢了，史黛拉。哎，龟毛，这不算什么，这是我的拿手绝活。你好。大家早安，新春快乐，真是新春新气象。还没？哦，又暗了。哇哦，你的黑眼圈很严重哎，妈妈。尖牙和尖嘴，前每个礼拜都把我叫醒，大头钉，一直刺我。对呀，他真的很多次。 是多鬼点子也多，我知道了，翻我来照顾他们。哦，爸爸，你真是贴心。孩子们，听到没有？现在翻听我的，要乖一点。走啊！哦哦，我有不祥的预感。有吃的吗？还有吃的吗？我肚子好饿好饿，我们还有库存吗？都吃光光了哈宝，一干二净。所以我们要去找一点吃的。哦，对吼！哎，我在森林里藏了宝贝，我去挖出来，马上回来。拜。 <laughs> 那只是雪。不过有可能是坏人。碰到坏人就装死，很难哦。七师妹，爸跟你说过多少次，装死是我们附属的专长，装死是为了活更久。乖，我说你们的脑子。知道吗？时黛啦，今年我们要猴猴帮你找个猴老公。 好老公，哦哦，好老公。哎呀，又来了！为什么大家老是爱帮我牵红线啊？我长得像巫婆，臭的像水沟。所以，如果你有朋友脾气不错，又喜欢小孩，而且鼻子有问题，再找我。哎，大家好，谁先打字。你在闹？嗯，真的。喂。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laughs> 贵某，等一下，哈宝， <clears throat> 还好剩下这几颗梅子，不然我们就饿死了。对不起啊，这样讲有点夸张，我是说饿到前胸贴后背。贵宝，还没讲完，哈宝。早，小露露，小潘潘，哎好乖，好乖。所以呢，我要说的重点是。贵宝，我还没讲完，哈宝，你要去去就去呀。好了，我要说的是，我们要更加小心。 所以今年的计划是存够食物，把整根树干填满。没错，把整根树干填满，因为我们是食物兵团，我们要找的是食物。很好，有一套。龟毛真有你的，该你了哈宝。啊，什么事啊？什么什么事啊？你刚刚要跟我说什么啊？嗯，哦哦哦，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嗯，我在想，刚才有很重要的事啊。对了，森林那边有一个很恐怖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跟我来。 好吧，大家集合去看看这恐怖的东西。嗯，食物兵团，阿宝，什么恐怖？哦，有点怪。 没有尽头。哇，用按内爸爸，我才又说用按内呢。活了这把年纪还没看过这么奇怪的东西。哇，真壮观！到底是什么？哎，西施妹，不可以！我好怕，妈妈我也怕。没关系，只是一个呃，到底是什么？我，呃，这是就是呃，它是龟毛。这看起来应该是灌木丛的一种。 如果有一个更名界的名字，就不会按讲可怕，叫阿里好了。阿里，他叫起来很亲切。阿里不错哦，嗯，阿里比旧不可怕。哦，伟大神圣的阿里，有何贵干？我我我想他应该不会说话。我听到了，小鬼，你马上给我过来。哦，好，哈宝，你回来。可是阿里生气了，声音是阿里的另一边传来的。我是说树丛，我是说，天哪，哦。 各位，目前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查清真相，解决我们的疑惑。我过去查个清楚。哎呀呀！阿狸把龟毛吃了？好吧，阿狸，这是你自找苦吃。塞拉，不要！我还在这里，我刚刚跌倒了。我现在要过去了，你们在这别乱跑啊！ 去哪里啊？哦，嗨，你好，小兄弟。Hello。 哎，龟毛，有没有看到什么？有群没有毛的灵长类，他们一定是趁我们冬眠的时候闯进来，而且，呃，吓死我了！他们的脚上有轮子，而且手里拿着棍子，然后他们就用棍子打我，想巴不得我死掉。那就装死啊！你刚刚就该躺下来，死给他看。爸，还有更糟的是，半个森林不见了。哦，橡木区还有梅子树丛，全部都不见了。用啊你！ 那我们要吃什么啊？怎么办？我不知道。不过我的建议是，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以后不要再越过阿狸了。他叫黎巴，这位两栖类老兄，他其实没什么好怕的。他是一扇通往幸福生活之门。呃，其实我是爬虫类，不过很多人常弄错。请问你是？哦，真不好意思，我是阿杰。 而且我没别的意思，只是刚刚不小心听到你们对篱笆有些疑问，而我想我刚好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你看，以前的森林现在已经变成五十四英亩的人工天堂，整齐美观，还有中央空调。除了这边这个点点，也就是你们。 <laughs> 别怕，这是好事。你们需要冬眠对吧？你们准备一堆食物储存起来过冬。对呀，放在树干里。阿宝，真的吗？在这里。 像山洞一样的树干，全塞得满满的。哦是。那我问你们，要多久的时间才能把这个填满？一共要两百七十四天。哦，如果一个星期呢？那怎么可能嘛？团结就是力量。你看，你们有收纳的技巧，我有我的绝招。他们有食物，有多少食物？满山的食物，整栋的食物，吃到拉肚子。啊，不过就算我们再饿，也不会对吃了会拉肚子的食物感兴趣。 我觉得他说的其实很有道理，我们就听听看嘛。对呀，会拉肚子也没关系。不，不行啊，我的尾巴发麻了。哦，龟毛，说呢？等等等等等等，等一下，你在说什么？只要有事情不对劲，我的尾巴就会发麻。而且我跟你说，你从头到尾讲的都让我麻到不行。你是龟毛是吧？这件事我想你一点也不需要担心的嘛。我就是担心。 而且我有证据，这可不是胎记哦。嗨呀，那是因为以前没有人指点你嘛。随便你，谢谢你的热情邀约，我们没兴趣。我不相信你对这么好吃的食物会没有兴趣。对，不会吧？我们就是没兴趣。好吧，我懂了，我知道了，你对没有看过的东西就是不想打开喽。 什么？这个奇妙食物的成分有玉米粉，还有极其干燥的 cheese 块，防腐剂、抗氧化剂和可口美味的味精，也就是玉米片，双重 cheese 口味。你吃，好吃，好有。哎，龟毛，这个赞哦！那边更赞，今晚就去大吃特吃，耶！欢迎来到高级住宅区。 哦哟！尾巴还麻吗？听着，如果我的家人遇到任何危险，你就必须给我负责到底。大家玩得这么开心，这就是我的责任喽。哎，龟毛，你看，我从我的车里拔了一些草来做比较，结果你猜怎么样？这里的草真的比较绿耶！龟毛，你确定你之前来过这里吗？对呀，那只浣熊还说……够了，不要再谈他了，我知道。 就算他真的有什么本事，我就不相信他会水上漂的功夫。喂，快点过来，这边有吃的。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是，一辆修旅车，人类用它来代步，因为他们快要失去行动的能力。哎呦喂哦，按讲大。这可以载几个人呐？通常，一个。哦。喂，我是葛地雷，我是会长，管理委员会的会长。 对，他是谁呀？别怕，别怕，别害怕，他就是传说中的人类。我们害怕他们，他们还更害怕我们呢。如果不小心被他们发现，只要躺下，翻个身，然后舔尿尿的地方，就没事了。你签过的屋主协议书上面规定草皮不能超过五公分，根据我昨天的测量，你的已经超出了半公分。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逗留了？食物在哪里？你没看到？就在盒子里啊。 他们身边一定有吃的，我们吃是为了活，他们活的就是为了吃。我来解释给你们听好了，人类的嘴巴是无底洞，所有的人类都是爱吃鬼。这是呼叫食物的工具，这是食物来临的讯号，这是食物的出入口，这是运送食物的交通工具。人类制造吃的，购买吃的，搬运吃的。 当食物的司机还穿食物的衣服，这是帮食物加热，这是帮食物冷却，呃，这是呃，我不知道。啊啊哈哈，我知道了，食物。这个是他们祭拜食物的仪式，这是吃太多的时候吃的药丸，这是他们吃太多赎罪的方式。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所以，你觉得他们食物够多吗？ 当然不够，对人类，再多永远不嫌多。你们知道他们怎么处理吃不完的食物呢？全都放在亮晶晶的铁桶里面，给我们吃。用啊你，开动喽！ <laughs> 嗯，过瘾吧？真好吃。 呃，这个是尿布，用来装婴儿的便便的。所以你们觉得呢？我就说我没有骗你们吧，而且这只是一小部分呢，等你们看到整箱的食物、整包的食物就了啦。所以你们大家只要跟着我，一个礼拜之内就能够找到足够的食物来来喂一只熊。啊！这是个冷笑话。站住！ 入侵者，入侵者，统统滚开！怎么了，宝贝？呀！你在说什么？叔，你说与我们舔？好啦，别舔了，快跑吧！快跑！都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到底在哪？我刚刚才扫干净的，你们这群祸害！ 你们没数吧？大家都在吧？你懂了吧？这就是我害怕的事。人类要把我们消灭。他是被我们吓到才反应过度的，没问题，没问题。哦，刚刚那个就是问题。拜托，想想那些食物，能吃到再危险也值得，就算是死也值得。要我再多说一点吗？不必，死也值得。你说的很好。也许我们的生活在四海为家的雅痞眼中很普通。 啊！不过我想其他人也同意，我们不需要也不要跟篱笆另一边有任何关系。哎呦，别这样！我同意。你们都还没有吃过甜甜圈呢，你们要储存热量，甜甜圈整个都是热量，一个就可以过整个冬天。我们可以吃薯好吧，没关系，你们你们再想想啊，没关系的，我会保持联络的。真可惜。 就差一点点。晚安，新师妹。晚安，龟毛。晚安，奥斯。晚安，龟毛。晚安，小洛洛。嗯。晚安，龟毛。晚安，小潘潘。晚安，龟毛。晚安，哈宝。晚安，龟毛。晚安，尖牙。晚安。晚安，大头钉。晚安，龟毛晚安，龟毛叔叔。晚安，尖嘴钳。别忘了，等明天起床，离冬天只剩下两百七十三天了。别说了，龟毛。晚安，两百七十三。 博卡多，呃，冰柜，呃，推车，红推车，红色的。时间到了，阿杰。只过一天，我还有六天呢。哦，好险，手脚，肚子，都还在，啊，我没死。哦。 好了，孩子，快吃吃这个爱心酥皮早餐。我要甜甜圈，我要披萨，不行。哎，嗯，嗯，OK，还不赖啊！ 虽然吃起来有点硬啊，不过它的味道还真不赖呀。而且啊，它还有很多纤维质哦，嗯嗯，超多。不过说真的，看起来还不赖。你在这里干嘛？我是想来帮你们，呃，收集食物啊。哎，鬼猫，你昨天就在篱笆那边说了一句话，用来称呼他们的，你还记得吗？ 家人，对对，家人，你刚好讲到我的痛处，你知道吗？我以前也有家人，还有朋友，我和我的家人朋友们过着幸福的日子，直到有一台除草机不夺走了我的全部。 <laughs> 好，快过来，有没有好过一点？哦，拜托，别这样龟毛，多个人就多个帮手嘛，对不对？ 除草机，鬼萌，除草机。好了，乖，你们别担心，我马上走，就像一朵云，飘走。真的很高兴认识你。可以。以后没机会碰面了吧？再见。哦。好了，好了，呃，阿杰。 你可以留下来。哎呀，龟毛切一个，住手！我就知道你会舍不得。你做人最好是标准的刀子嘴豆腐心。我可以叫你龟毛叔叔吗？你也可以叫我龟毛弟弟。太好了，我要跟哈宝一组。你 <laughs> 要不要帮我找我的宝贝啊？我很想啊，哈宝，真的很想。不过首先，我要先给你看这个，想不想吃啊？哦， <laughs> 这块饼干烂货。我喜欢饼干。 没事没事，别担心。我知道哪里有更好吃的饼干，而且会有穿制服的人类亲自送过来哦。 <laughs> 杜太太，他们住在这里， <laughs> 就在那里，让人会流口水的饼干，有宝贝蛋、薄荷薄片、巴巴鲁加，还有杏仁香酥，而且那些都是你的。 <laughs> 喂呼，哎，哈先生，等一下嘛，小兄弟，你这么积极很优，但是还不能拿。你刚说那是我的，迟早是你的。 我们要充分的利用你的积极态度和我的完美计划，了了吗？我我我我我我猜你了的，走吧。长太太就巧克力，真的吗？对吃了巧克力，的脸会肿起来。好 <laughs> 哎，你不能碰那些饼干，那是我的。哼！ <laughs> 哎，他要跟我们一起吗？我不喜欢他。哦，你插的真的不是普通语，过来。 我们开始行动，好，注意听。我们现在需要一只看起来超可怕的疯狗，你行吗？呃，有问题。是吗？请说。呃，这个，呃，我长得很可爱，怎么会可怕呢？我是疯狗，不是松鼠。哦，啊，好了，快，我先帮你弄头发。嘿，好，差不多了，然后加点水，塞一下。 尾巴要有点造型，不要动，再蓬一点，嗯，越来越正点。现在来一个凶狠的眼神，快点！哦哦哦，我秀我的绝招给你看呐！呃哈宝，我现在需要你集中精神，可以吗？哎，可以，谢谢。我看一下，好，就快找到了，不行不行不行！呀哈，在，哦，阿宝。 嘿嘿，成功！你先去，我就在你后面。快去，去！咻咻！啊，我是抓狂的狂犬松鼠，我要吃饼干！呀呀呀呀呀！啊！什么？我有狂犬病，我口吐白沫狂犬病！我是恐怖的狂犬松鼠。狂犬病！有效哎！你后面，我知道你在我后面。哦。 站起来，假装你没事。发生什么事了？那是哈宝吗？我可以搞定，你别担心，先回去。你这样就可以搞定。哈宝有危险了，他在工作。我来了，关东，不，你在做什么？快点把掉啦！啊！啊！ <laughs> 龟毛。 你真是了不起啊！你龟毛是个天才，原来你平常深藏不露啊。哦，哈宝，你真不是盖的，兄弟，连我都被你吓到了，差点我都想拿本书过去扎死你。好兄弟，你没事吧？当然没事，你是哈宝嘛，这点小伤算什么？历史都喜欢有疤的男人。这里，这里，就是这里。他刚才在。 有只松鼠攻击我们，它好像有狂犬病。然后突然出现了一只恶心的两栖类动物，爬虫类。没事了，女儿，你们先进去吃点饼干，看看电视，已经没事了。谢老妈。珍妮，不好意思，他们刚才是说狂犬松鼠吗？啊，我想应该是小孩子穷紧张，说不定是真的，说不定我们社区真的有疾病在蔓延，有怪东西出没，散播病毒。哦，这会造成社区房地产贬值。哦。 我刚才好像忘了关炉子，改天聊。好，你回去关你的炉子，让我一个人操心大家的健康和社区的安危。嗯嗯，不要急，不要急，大家都有份。我特别留这盒给你们，小潘潘。暗紫色太饱了，快吃，这么好吃一定对身体很好，超正。有没有感觉后脑勺麻麻的？有。这就是甜食效应，人类就是靠这个过活，所以他们不用冬眠。

经验丰富的除害专家，请把电话给我。 啊！哦，完了！哇，我们看，我可以戳它吗？不行，可怜的小动物！怎么回事啊？你快看，这有死老鼠！太奇怪！赛比，你是不是又忘了跟我申请聚会的资格？只要超过一个人就要申请哦！啊！提米，呃，去车上把铲子拿来。啊？哦，我好冷，我什么都看不到，前面有道光。 又来了，娘，那是您在向我招手吗？别走，我来了。你觉得他在干什么？说不定这个附属被我们撞到脑震荡了。你给我听好，这次太过分了，我们还是快走，不要拿那个。孩子呀，龟毛，你这个疯子，这样很危险。我要走了。 再飞了，我的好友，哦，哦，我死了，哦，哦，哦，我现在可以捉他吗？不行，你们看，这就是我为什么叫了除害专家来。如果他们死了，就不会受伤了。大家马上离开，快点！对，孩子们，抓住把手。什么？快点！ 快走，小心！完了。 你们这有人打电话说社区有祸害的问题，杀无赦是你最好的选择。杜恩，除害的专家，就是我。你怎么这么狡？我明天就要在我家举办欢迎新邻居的派对，还好黛比的车子已经帮你处理好问题了。别担心，小姐，我也人格保证，绝对不会有活的东西在你的派对。杀无赦不是盖的。别打了，别打了。 这句是什么？有袋类附属科，成年中型附属，大约四点五公斤，公的。他已经死了。哦，是吗？请问这位太太，您有除害科技大学的证照吗？他要让你觉得他已经死了。快，小心点，快点走。我们再确认仔细看。 你会发现他在呼吸。希望他的伤没有太严重。哈哈！宰了他，宰了他！谢谢大家观赏，有空我再来。跑掉，他跑掉了！快追，快追！好了，我要对付的有什么？负鼠、刺猬、臭鼬、松鼠、浣熊、两栖类、爬虫类。不对，爬虫类。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兄弟，太自然了，今年的最佳影帝非你莫属了。爸， <laughs> 你刚才的表现，嗯，整体还不赖。恭喜奥斯叔叔。恭喜恭喜！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的队长，阿杰。阿杰，阿杰。 姐，过来一下，我给你看样东西。哦，好啊。嗯，来。快过来这边。阿杰，快点。对呀，我们要给你看一样东西，快快快！你自己看。你的新家。 而且啊，中间的位置给你坐。要给我坐？对呀，阿杰，这样像不像你以前的家？这一点也不像我以前住的那个地方。哎，给你，我不能喝可乐了。谢谢。 <coughs> 这是我的袋子吗？对啊，我们把它拿下来，以后你就不用睡树上啊。真的吗？哇哦！ 我偷接了他们的天线，我们一共有一千多台哦。遥控器你先拿着，不然我爸就要拿走了。哇哦，多功能遥控器！谢谢你们。说真的，现在播放《恶棍在我家》。你有没有半点羞耻心？我们把你当一家人，你却骗得我们团团转。我把心交给你，你却伤了我的心，要我的命。别说了，凯文。 你会觉得自己是大坏蛋，那是因为你真的是大坏蛋，对吧？要坦诚面对，大声对自己说：“我是大坏蛋，大坏蛋。”你们认为这个人是真的医生吗？阿杰，你认为呢？阿杰，哇哇哇哇哇！阿杰，你到底在做什么？感情不要那么丰富。嗯，拿食物去喂熊，拿食物去喂熊。 啊！植物在哪？植物在哪？植物在哪？哇塞！贵包，你在干嘛？我要把这些东西还回去。不，不要！我很快就走。很好，你走，然后我把这些都拿回去还。什么？为什么？因为人类被我们激怒了。我不要大家像那只兔子一样，所以。 东西还给他们，然后我们就不会被宰。龟毛，你还不懂吗？我们需要这些，我们不需要。你不能拿住。错，我偏要放手。你放手，这全是我的，不是。 放慢脚步，不要讲话，跟我走。什么？嘘，不行。嘘嘘，不，不管你这一次在说什么，我都不听。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企图，不过我整个壳都在发麻。拜托，我告诉你，这一次我要相信直觉，绝对不会再走错一步。完。啊？哦，啊？ Ah! 看好失误，我来处理狗。东西都掉了，快点系好。你忘了吗？你看失误，什么？走走，你看有人去跟他玩，小心。 不不，我没事。快跑，把链子放掉。不要，哦，不要。好险！哦，糟了！哦天呐。 掉链子！

什么都没了？怎么会没了？去问他。龟毛，我把食物全都拿回去还。什么？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才收到的，很累耶。而且这次收集的食物都很很赞。你你很白梦哎。对呀，龟毛，你在想什么？整根树干都满了，全是乐色。哦，你又是什么意思？用我们的方式收集的食物比不上用你的方式收集的食物吗？ 你的方式是他的方式吧？你们看不出阿杰在利用你们吗？龟毛，你怎么这样说？阿贼不可能这样。你们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你们难道看不出来他别有心机吗？每一次只要我靠近他，我的尾巴就发麻。就因为你的屁股发麻，大家就得饿肚子吗？我已经开始觉得你会发麻，那是因为你自己在嫉妒。嫉妒他吗？对，他又带我们影响未来，而你却诱我们活在过去。 我是要你们活在过去，总比绝种好。你看看你的杰作，如果他们一直继续都听你的话，他们活不过一个星期，而你却只想利用他们来达成你的目的，因为他们又笨又傻，所以乖乖听话。嗯，我才不笨。呃呃，OK，呃，我不是说，呃，我是说无知啊。 对人类那边根本不了啊！别这样，你们知道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拜托，别这样。史黛拉，奥斯，哈宝，你了解我。哈宝，我才不笨。拜托。 give the impression hmm. that I had the answers for everything. You were so disappointed to see me unravel so easily. It's only change, it's only everything. 晚安，小鬼。月圆了，阿姐，明天一早见了。 轮增压除毛机，这才是违禁品，啊，小姐。也就是说，在全世界都是非法的。呃，除了月球之外，我不管它有没有违反动物保育法则，我要装。 <laughs> 我就知道，所以我早就替你装好了。去死吧，讨厌的小东西！啊！哇塞！ 不该偷那些食物，什么？我不该偷了大家的食物。我只是希望大家可以回到以前的生活，就这样。我只是比较小心，我的个性就这样，做事比较优柔寡断，常常连自己都会吓到自己。而你呢？你就不同了，你很酷，很疯狂，很勇敢。他们说的对，我是嫉妒你吧？龟毛，相信我，你根本就没什么好嫉妒的。 你是钝不是笨，你只是想给家人最好的照顾，那你也可以给他们最好的照顾。那你的尾巴呢？哎呀，我的脑袋叫我听我的尾巴，我的尾巴又叫我听我的脑袋，搞得我的胃痉挛了。所以我觉得还是由你来做主吧。你不知道事情的真相，而你知道，就没问题了。龟毛，这个就是问题。你看看，你说吧，就是。 嗯哼，你在这里等一下，OK？呃，请问是你要办派对吗？对，右边那边有保护草皮的靴子，可以套在鞋子上。太好了，太好了。呃，呃，呃，这是什么？什么？哦，那个，嗯哼，那是名单。嗯，就是那些你搞丢的食物。真的，很多东西吧？你看。 哇，妖兽多，你这么细心呢，挺好的。不过我跟你说，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利用一个晚上把它弄回来。好啊，走吧，在哪儿？就在房子里。什么？哇！这个可以拿去卖钱吗？我光着屁股呢。龟毛要说的是，其实很难用一两个字来解释清楚哎。不过，呃，对不起。 哦，我来了！太好了，OK，听好，我们有新的计划。嗯，陷阱在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个很大，这里。 说不定这边也有。哇，还有吗？还有，基本上到处都是陷阱。没事吧，龟毛？你脸发绿？我被搞得头昏脑胀的。不过我都听到了，有很多陷阱，我肯定要去换一下壳。OK，这些是我们。我要当车子。我要当车子。我才是车子，你是鞋子。鞋子很烂。那你当这个看起来很油倒的熨斗。嘿，这不是重点啊。再说，我是车子，我一直都是车子。 这个计划只有三个步骤：步骤一，关灯；步骤二，进去；步骤三，把满山的食物搬出来。但是，这里像座城堡，门禁森严，陷阱重重，我们怎么进去？项圈就是关键。说真的，这个项圈是一把钥匙，可以开门。然后，然后呢？你认为他会无缘无故交给你吗？不是交给我，小美人，给你。他，我，你，史黛拉。 要跟那只猫拿项圈的话，你要善用你的我的臭味，你的美人计， <laughs> 太大声了吗？哎，万雄，说不定你脸上的面具影响了你的视力。拜托，请你看清楚，我是臭鼬。你的外表也许，不过我看到你的内在是个俏女郎。而我们现在要你的魅力。剪刀。 剪刀在这里。哎哎哎！小心木炭木炭。除臭剂、番茄汁、软木塞、软木塞，你们敢？这里找到耶！还有这个。哦。哦，好了好了，各位先生女士，终于大功告成。哇哦。 没有。哇哦，用完没有？它看起来好辣。什么？哦，喵。哇哦。好美呀，真的好漂亮啊。挺美的嘛。哇哦。好了，各位。 准备完毕，开始行动。啊！不会吧，烦呢！我还以为什么动物敢跑来捣蛋，真讨厌，塑胶做的跟真的一样。 好了，哈宝。哈宝，很好。走走走走走走走，错错错错错！哈宝，我说过那是烂货。 可是人家喜欢嘛？在干什么？一切都顺利吗？嘿嘿。啊！就这个。很好，哈宝，很好，跟着小点点在那边。很好，很好，很好，在那边，快点来。嗯。 很好，很好，去关灯啊，小疯子！Bingo，太好了，步骤二。我以为我们活不过步骤二，情况还不错。好了，小美人，换你上。希望这只猫最好是又笨又蠢。一笑，乖。 不是牛，是猫了。猫的一笑，不是牛的。给我，给我，报上名来。你是猫，你是猫，你是猫。呃，我我是说我是猫，喵。哦，是我。咻，走走走，不要在这里逗留。我的主人绝对不会随便喂食流浪猫。流浪猫，够了，我生气了。拿项圈。哎，你的项圈好特别哦，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不行不行，不要过来。 我不能够跟外面的野猫野狗靠得太近。臭，恶心的脏东西，脏东西，脏东西，坐下完蛋了！我受够了！我最讨厌每一个人看到我都像看到鬼一样，因为大家都觉得我又脏又臭。哎，你给我听清楚，今天我可是特别打扮，要来给你这个自大、骄傲、又肥又胖的毛线球看。猪头，我连屁股都化了妆了。再说，我就把软木塞拿掉。等一下。 从来没人敢像你这样跟我说话， <gasps> 有胆识，我喜欢。喜欢就好，我不会对你太客气的。呃，毛线球。好了，各位动手吧。够野蛮，你真的是呃非常有味道。这这什么意思啊？因为你的眼神。我的眼神？非常光彩夺目。光彩夺目。 真的？等一下，现在我被搞得头昏脑胀。大家在抢的鞋子跟车子有没有进到房子啊？那你叫什么名字？对了，我的名字非常的响亮，小名叫老虎波斯猫，血统书上叫马摩巴殿下。哦，舌头都打结了，我能不能叫你波斯虎？哦。 车子、鞋子全进了房子。太棒了，好 y e s 好了，各就各位，开工了，动作快，走吧走吧。咦， <laughs> 好滑，好滑，好滑！哈宝，收爪子，用脚垫。哦，我懂。 什么声音？是是是是，我的心跳声。你再听一次。嗯啊。这边这边。嗯。好了好了，没事，继续开工。哦，那好，嘿，以结束。不。 小心哦，帅，可以交财了。我老爸，他的脸超级漂亮的扁，嗯，扁到连鼻子想呼吸都有点困难。真有意思，在里面有张床是特别定做的，让我做爱做的运动。走，来去运动。哎，不行，呃，我还没说我的故事呢。很好，很好，快好了，快好了。那是什么？那个就是把人类挖起床的饮料。 太君呐，躲起来，躲起来。 回来前撤退，不行，一定要拿波卡多。什么？小露露、小潘潘，回去看电视。西师妹，你去看好那个人类。交给我吧，阿姐。不行，西师妹，等一下，尾巴发麻，尾巴发麻。阿姐，推车板了，我们快走吧。等一下，文森再一下下就好了啦。文森在哪？谁是文森啊？哦，龟毛啊。文森，我是太紧张了。 <laughs> 龟毛嘛，我我叫错了， <laughs> 我把你当成熊了。 <laughs> 这里哪有熊啊？嗯，我好冷，我看不到光。西施妹。啊！哦，西施妹。我家楼梯上面有一只死老鼠。 你死了，你是出高徒啊，爸！我的乖女儿，快快要拿到了，我们快走吧，时间不多了。你怎么了，阿杰？没事的，那我们就走吧，这些已经足够了。不不够，你在说什么？这些会撑死你！喂，听好，我只剩这点时间可以拿那堆食物还给那个杀人熊了。如果他没有吃到波卡多，他就要吃我，所以请你放手。什么？放手？ 啊啊啊！啊呃，对不起，我先走了。史黛拉，史黛拉，你要去哪里？史黛拉！啊！别走，史黛拉！哎，不是你的错，我们不会有结果，好吗？因为我是啊，程勇。没错，这个动作很不雅，预备发射。 讨厌我的味道？不会，我纯种到跟我爸的鼻子一样扁，可以呼吸但闻不到味道。你闻不到？那边，快快快快快呀！ <laughs> 冲！来玩吧！ 宝贝，快跑！弟弟，草皮，快跑！终于见面了，爬虫类，杀无赦不是盖的， <laughs> 哦，你很臭啊。 都是因为你让他们跑进啊窝下。哎，阿桑，别吵了，我会尽快以最人道的方式处理这些祸害。不，不能太人道，最好是越不人道越好。很荣幸有机会跟你合作啊。 对我们怎么样，妈妈？我不知道，宝贝。爸，我不想死，不想真死。乖女儿，你不用担心，不会有事的。真的就像你说的龟毛，我们没听你的，对不起。不，我知道我们不能相信他，是我害了大家。 这都是我的错。哇， <laughs> 文森，我刚要过去杀你的路上，刚好看到整个经过，还真是得给你拍拍手，老谋深算喽。那是我看过最狠。 最自私、最不要脸的阴险手段，阿 <laughs> 杰的作风，有福你享，有难他们当。加油啊，兄弟！你很快就跟我一样了，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了。他们就是我想要的。什么？他们？你开玩笑？ 你自己说过，你家就你一个人，不会变的。这是我们这种人的生存法则。那几个倒霉鬼当你的替死鬼，活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不需要他们的。其实，我需要，而且现在，他们非常需要我。我非常需要这个。 干什你没事吧？不要脸的大坏蛋！哦，史黛拉，我是来救你们的，我是来救你们的。 我一定要对你放个臭屁，就连你的孙子也闻得到。什么？啊，龙、红、哦，教。哇哦！被人开车，我们来开，跟《车祸大战胜》一模一样哎。什么？ 请选择目的地。带我们回家，带我们去树干。玲玲选择前一个目的地，准备大回转。没问题。快点，还不好让回去！不要你阿杰，啦啦啦啦啦啦啦！孩子们，把手甩掉。我们有什么武器？我们有铁锤、镐。 行行啊，让我进去，让我进去！休想，你这口是心非的大骗子！老师，他是来帮我们的，让他进来。在他把我们害成这样之后，但是他回来了，还带了一只熊。胡说八道了，别上当。不要在那边吵来吵去，你们再吵我就要生气了，小朋友。苏他先的，我跟你说，他这次真的是要帮我们，但是龟毛。 你忘了，是你叫我们要相信你的尾巴，尾巴现在没麻吗？哦，你怎么不早说呢？嘿，谢谢谢谢。你死定了，阿杰，还有你的朋友，看走。请在下个路口左转。 地。 小潘潘，孩子都在吗？阿宝，他来了！小心！ <laughs> 是除草机，鬼宝，是除草机！上去，上去，上去！你们这些臭老鼠，恶心的动物！ 回你们的地方去，小心！呀！哈哈哈哈哈你们要玩真的是吗？那就来呀，上场吧。呀！哦，孩子，小乖乖，小心！地图，趴下！真是够了，乖毛，带大家回森林。哦，我来对付他。 你疯了，他会把你杀掉。他要的人是我，好好照顾你的家人，龟毛。我正有此意。所有的家人一定有十全十美的办法。时间已经不够了。哈宝，啊！嘿，文森，你说的对。托卡多，再多也不嫌多。塔金，加油，哈宝，加油。 加油！ 家土猫机。 天才啊，小兄弟！哦，谢啦。咦，哎，龟毛，你这龟壳比防弹衣还好。嘿嘿嘿，我只有这件，你也想凹啊？脱下来还给我。就这样了，送你回北海道，熊宝贝。你们知道这是我能增样惩毛巾吗？警察先生，是那位祸害终结者，他卖给我的，完全跟我没有关系。哎，这是你家，合约书上是你的名字，你自己去跟法官说。不。 不是我的错，让我走，小姐，你不能逮捕我。你是相邻别墅管理委员会会长，抓住他！啊，对，快抓住他！小心，加油！小姐，小姐，走！哎，谁帮我一下？喂，不会吧？呃不，呃不不，不啊！ <laughs> 是对了！死对了！在这里，波斯虎。哦，是在了！原来，这就是外面的世界。 <laughs> 我喜欢。来吧，波斯虎，我带你去参观。好的，好的。呃，阿姐啊，呃，不是马后炮啊。如果当时啊，你跟我们说你要拿食物去还给那只熊的话，我们都会听你的啊。真的？对呀，这样才是家人啊，大家照顾大家。 哼， <laughs>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家人。我知道，不过相信我，这个才是通往幸福生活之门。真希望你能早点告诉我。是啊，这就叫沟通不良。不过这也是一种正常现象。怎么样，想不想留下来？哦，过来！ <laughs> 我说过我不哭的，可是太棒了。 我们都是一家人嘛，谢谢。是，太好了！今年春天真是不同啊。等一下，这代表我们离冬天只剩下两百六十七天了，怎么够收集食物啊？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怎样？说话，树干全都满了。哇！暗斗。你们看，你们看，找到宝藏了！ suburbs watching Idol on a Friday night in a house built safe and sound on Indian burial ground, Shaman. We drive our cars every day to and from work both ways, so we make just enough to pay to drive our cars to work each day. We're rocking the suburbs. Around the block just one more time. We're rocking the suburbs. Cause I can't tell which house is mine. We're rocking the suburbs. No. We part the shades and face the facts. They got better looking fescue right across the cul-de-sac. We're rocking the suburbs. From Downing News to Chevy Chase. We're rocking the suburbs. We numb the muscles in our face. We're rocking the suburbs. We feed the dog and mow the lawn. Watching mommy bounce the checks while daddy juggles credit 就是电视，超炫呢！这是因为人类非常需要跟外在的世界沟通对话，他们尊聪明，同时他们非常需要把屁股做大，看电视刚好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哇，有意思！快来小朋友，现在是家庭时间，过来看电视。给我好闷，我好闷哦，超闷的，真的超闷的，找不到遥控器。喂，丁丁，我先到，有没有人看到遥控器啊？爸，拜托，忙完了来看电视。 今天是精彩大结局，不知道总裁的女儿有没有第六感，还是总裁的财产会被霸占？听起来跟《星舰奇航》一样，契约号原本要执行创世计划，可是天岸后来把创世机给偷走了。哇塞，你又懂了！我看了两次重播才把一些细节搞懂，就这样喽。有谁要吃五香豆干？嗯，给我一个。哎，天涯，拿给你爸。嗯，好吃。什么好吃？那是我的完美的点心，低糖饼干。吃那个不如吃泥土。我吃过，泥土不好吃，味道像泥土。

guaranteed personality. I wasn't born so much as I fell out. Nobody seemed to notice me. We had a hedge back home in the suburbs, over which I never could see. I heard the people who lived on the ceiling scream and fight most scarily. Hearing that noise was my first ever feeling. That's how it's been all around me. I'm all lost in the supermarket. I can no longer shop happily. I came in here for the special offer, a guaranteed personality. I'm all tuned in, I see all the programs. I save coupons from packets of tea. I've got my giant hit discotheque album. I empty a bottle and feel a bit free. Kids in the halls and pipes in the walls. Make me noises for company. Long distance callers make long distance calls, and the silence makes me lonely. I'm almost in the supermarket. I can no longer shop happily. I came in here for a special offer, a guaranteed personality. I'm all lost in the supermarket. I can no longer shop happily. special offer, a guaranteed personality. 再等一下，一定很好吃，一定很好吃，我想吃，我想吃，好饿，我我我下来了，你看，你看你太好了，哎呦，结局不是很理想，我恨。